课文一，在休息室。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？是，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。都不满意吗？一个没有电梯，不方便；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二十层。二十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往下看多害怕呀。 生词：又、满意、电梯、层、害怕。